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一十二集，洛涵紧紧握紧了导药杵。在现代时，他被学校、老师、父母推动着学习，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只是按照普世的观念，知道自己要考一个大学。 上大学后，他又被驱动着考试。等来到他诞生的世界后，他遇到了林青霄，又被林青霄逼着学习。他虽然看似在努力，其实一直都是被动的。他被学校、社会，甚至被林青霄保护的太好，以至于他不知道他应当为自己努力，他应当自己逼着自己学习、看书、学习、修炼，绝不会是愉快的。 可是，成年人和小孩子的区别就在于，成年人可以延迟满足、约束欲望。他已经长大了，做作业不应该再被家长逼着了，他要主动起来，他要像林青霄一样变得专注、自律、克己。洛涵按照说明把药材捣成一堆墨绿色的糊状物后，轻手轻脚倒入瓷罐中，然后推门进屋。 屋里林青霄还在沉睡，洛寒轻声坐到床边，看着自己手里的药壶，再看看病弱的林青霄，突然觉得他好像忽略了什么。倒药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药壶做好后，他要如何为林青霄上药？洛寒纠结了一会儿，最后咬牙：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疗伤要紧，何须在意男女大房这种虚名？” 洛寒鼓足勇气伸手，然而说的再大义凛然，等真的碰到林青霄腰带的时候，他的手指还是蜷缩了。林青霄还在沉睡，他闭着眼睛时，美丽的宛如虚幻。他皮肤白皙，睫毛纤长，眉骨、鼻梁、下颌、脖梗，每一样都精美的仿佛艺术品。而此刻他喝了安眠的药，对外界毫无抵抗力。 洛寒不知道为什么涌上一股犯罪的内疚感，苍天可见，他真的是为了上药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只怪林青霄躺在这里太美好，显得他扒衣服这种举动就很猥琐。洛寒深吸一口气，干脆闭上眼睛，猛地拉开他的腰带。他仰着头，连扯了好几下，竟然扯不开。洛寒惊讶的睁开眼，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心情。 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扯不开啊？仙界的衣服和凡间不太相同，衣服不仅仅是衣服，衣带也不仅仅是衣带。在仙界，粗暴撕衣这种情绪大概率是不存在的，因为仙界的衣服是法器，除非拿刀来，否则撕不破。非本人解衣，还没有主人授意，衣服严苛地遵守着自己防护法器的职责。 洛寒单手解不开腰带，干脆将碍事的瓷罐放下，凑近了研究林青霄的腰带。为什么解不开？难道男子腰带解开方法和女子的不一样？洛寒动作渐渐粗暴，他干脆坐在床上，两只手一起上。然而腰带始终坚挺，洛寒放弃了，转移阵地，将目光落在衣襟上。 林青霄伤在心口，他本来想解开腰带，大大方方为林青霄上药，但是腰带解不开，那退而求其次，扒开衣襟，只露出胸口这一块，倒也能行。洛寒手指放到林青霄衣襟，刚刚拉开一点儿，手腕突然被一只冰凉的手掌握住。洛寒抬头，见林青霄睁开眼睛，眼中还带着睡梦中的朦胧水气。 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你做什么？”洛寒无辜地松开手指，了指旁边的瓷罐：“上药。”林青霄的眼睛黑亮惊人，里面还带着刚睡醒的水泽，在昏暗中简直莹莹发出光来。他撑着身体支起身，才刚刚离开枕头，忽然猛地一阵头晕。首领说：“药里有助眠成分，当真毫不作假，效果显著。” 林青霄现在头晕无力，眼前一阵阵晕眩。他缓了缓脑中的晕眩劲儿，哑着声音说：“把药给我，我来吧。”林青霄尝试坐起来，但是因为药效根本使不上劲儿，好几次差点栽倒。鹿晗赶紧扶住他，无奈道：“哎呀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怎么自己上药？你醒来正好，你把衣服解开，我来帮你敷药。” 林青霄听到这些话，头里更晕了。他都在说些什么？林青霄拒绝说：“不必，麻烦你捣药了，先把药放着，等我醒来自己动手就好。”你先执剑比我学的好，应该知道这种纯天然草药要捣碎后药力才会消散的吧？事急从权，现在没时间讲究这些了，你的伤势要紧。 反正你我问心无愧，何须在乎？林青霄还是坚决不肯。洛寒见他磨叽，也不耐烦了，索性直接上手按住。你怎么磨磨唧唧的？别动，小心扯到伤势。哎，你怎么还动？别闹！洛寒半跪在床沿，一手压住林青霄肩膀，一手握着他的衣襟。 林青霄体内还有助眠药的药性，现在头昏眼花，四肢无力，竟然没法挣脱他。洛寒也怕牵扯到林青霄的伤势，不敢用力，小心翼翼地撑在上方，试图说服他：“你能不能配合些？”他话刚说完，隐约听到外面有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。洛寒和林青霄一起回头，见首领站在门口。 想敲门没法敲门，想退开又没来得及退开，正十分为难。首领看到他们回头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呃，我看你们一下午没出门，担心你们不会生火做饭，特意来给你们送东西。东西我放到灶台，你们继续吧。”洛寒的脸一下子爆红。 他的动作变得前所未有的灵活，迅速跳到地上。林青霄也握着自己的衣襟，勉力从床上坐起来。他们两人刚才忙着争夺，没注意到开院门的声音。鹿晗刚才进门时又没有关屋子的门，结果就是如此。明明不是这么回事，可是看首领的表情，他应该误会了。洛晗见首领转身出去，赶紧追出去解释。 首领留步，我有话跟您说。洛寒一路追到院子中，他看到首领端庄中正的脸，要说的话突然磕巴起来。我我我刚才是在给他敷药。首领看着他笑了笑，平和的说：“我知道。”首领表现的太平静了。洛寒本来准备了一箩筐话，首领这样淡然，反倒让洛寒有力没处使。 他又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他是我哥哥，亲哥。我们兄妹感情好，时常会打打闹闹。”洛寒觉得自己用兄妹解释，首领总不会再误会了吧？结果首领反应依然很平淡，他点头笑道：“我知道。”洛寒脑子糊涂起来，首领这个反应好像没有问题，又好像全是问题。 他迷迷糊糊跟着首领走到灶台，首领把东西放下后，又指点了他如何生火，后就离开了。出门时，首领还体贴地替他们把院门关好。洛寒站在院子里怔了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洛寒磨磨蹭蹭回到木屋，屋内林清霄在体内运行了三遍清心诀。 已经彻底把困意赶走了，他听到洛寒进门，眉尖不受控制的跳了跳，他克制的转过视线，没有看洛寒，而是一动不动的盯着旁边的药碗，问：“首领已经走了？”“嗯。”顿了很久，林青霄才问出下一句话：“他来做什么？”“来送东西，有药草，有食物，已经放在外面了。”首领欣喜如发 宅心仁厚，是位好领袖。对，洛寒说完，他们俩陷入长久的沉默。林青霄实在不擅长没话找话，他知道逃避没有用，停了好一会儿，才终于说出口：“我已经好了。”嗯，我来上药吧。多谢你倒药。洛寒终于听懂林青霄的意思了，洛寒有些无语。 原来他是想示意我暂避一下。林清霄这种绕着圈圈说话的毛病，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他很上道的退了两步，说：“哦，我想起外面还有两样药材没有放好，我去收拾药材。”洛寒主动走出来，严丝合缝的关上门。他所谓的收拾药材，自然是托辞。他在外面没事干，又不好意思靠近屋子，便拿出自己的储物袋看，他要清点一下。 储物袋中哪些是能用的，哪些是不能出现的？这数亿年来，家具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天启纪的桌椅、床榻、灯具等已经制作得非常精致。然而，在中古时代，这些工艺还没有出现，从天启纪元带来的家具器皿全部不能用了，衣服也不行。天启纪元无论仙、魔、妖，服饰全部追求华丽。 先祖的衣服更是宽大飘逸，以广为美。但是在中古这种战争年代，想也知道，穿宽袍大袖会有多格格不入。书籍、玉简这种记载有年份的记录更是完全不能出现，连丹药也不行。中古大战后，六界又经历了几次浩劫，每次浩劫都对灵气浓度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 后来修炼人数激增，天地间灵气越来越少，许多灵植灵兽灭绝，大部分药方甚至因此成为绝响。由于灵气枯竭，后世炼丹术才兴盛起来，因为必须利用有限的材料压榨出最好的治疗效果，所以传统的药汤药剂渐渐被淘汰，以火凝华的丹药大行其道。 然而，在中古时，炼丹术只是一门偏僻的非主流的方术。天启纪元，市面上很多的丹药，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被发明出来。大概唯有辟谷丹是通用的，因为辟谷丹实在太简单了，只有两种原料，再怎么传承相差都不会太大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洛涵只能服用辟谷丹，就算万一受伤，也不能拿出丹药来疗伤，要不然。 他如何解释来源呢？洛寒叹口气，只能说幸好他很少吃丹药，他既不需要储存灵力，又不需要积累修为，所以没必要嗑丹药，那样反而在体内积累丹毒。他对丹药的依赖近乎于没有，此刻受到的影响也小，要是换了一个人，恐怕就该头疼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集更精彩哦！